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今天的作业你做完了吗？刚做完，你呢？今天这些题特别难，我看不懂，不会做，你能帮我吗？电话里讲不明白，你来我家吧，我给你讲讲。好啊，我锻炼完了就过去。生词，特别，讲。 明白，锻炼。